课文三，在休息室。我跟小丽下个月结婚，到时候欢迎你来。什么？结婚？对呀，突然吗？你们不是刚认识吗？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。你跟他结婚，那我怎么办啊？生词。结婚。 欢迎。